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八集。外面的侍女来来往往，正忙着去关各店的门窗。一对侍女望见他，快步走过来问：“洛姑娘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您怎么一个人在此处？” 姑娘有什么吩咐吗？洛寒摇头说：“我没事，随便出来走走，我一个人就好，你们不必管我，去做自己的事情吧。”洛寒说话间，廊上的灯剧烈摇晃，忽的被吹熄了。洛寒惊讶，这些灯是灵烛灯，普通的风并不会吹灭，除非这不是风。洛寒突然跑向浮台边缘。 侍女们惴惴不安，也追着跑过去。洛寒跑到一半，天上落下雨来，又急又快。这回洛寒不需要找视野宽阔的地方了。宫殿里其他人听到声音，全都惊讶地回身望去。云中城外，一团黑云纠结，青色的雷缠绕在云中，远远看着就令人惊惧。这是飞升雷劫。 凤凰女王本来都卸下衣冠，准备睡觉了。听到声音，女王赶紧重新披了衣服，站在寝殿台阶前问：“怎么了？为何突然下起这么大的雨？”两边的侍女纷纷摇头：“吾等不知。”一个女官从凤凰女王身边快步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冒着雨跑回来，急声对女王说道：“回陛下。” 小仙刚刚去打探消息，见林家主的寝殿外围着许多人，听伺候的侍女说，林家主现在并不在宫中。女王沉着脸，缓慢问：“为何？这似乎是林家主的飞身雷劫。大公主已经赶过去了，具体的消息应该马上就知。”风雨家叶子南等人连夜赶过来打探消息，他们看到洛寒也在，都吓了一跳。 林清霄在何处？风雨家问，洛寒摇摇头说：“大概在渡劫。”大概？风雨家有些惊讶，他以为洛寒会了如指掌，毕竟看遗址中的情形，两人似乎形影不离。风雨家不好再问，低声安慰说：“林家主吉人自有天相，他实力高强，渡劫必然安然无恙。” 洛寒唯有点头应是。说话间，风雨家的女官匆匆忙忙跑过来，急切地说：“公主，大事不好了！雨太大，城中好些地方开始塌陷。”风雨家听到立即皱眉。云中城建立在云中，本来根基就不稳固，在这样的雷雨天中，可以说非常危险。原本梧州气候温和，四季如春，是不会下这么大的雨的。 风雨家心急如焚，顾不上外面的大雨，要出宫去查看情况。洛寒和叶子南听到，也随着他出城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云中城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风雨，整座城池在风中摇摇欲坠。王宫还好，尽制牢固；城中其他建筑建立在小的浮台上，许多地方都撑不住了。 风雨家顾不上雨，在宫外忙了一夜，不断指挥人安置百姓、加固浮台。洛寒尽量拦着雷雨朝云中城袭来，但还是没法面面俱到。雷声越来越大，一道天雷倏地横亘天空，云中城也被天雷的一截分支扫到，好些浮台禁止被劈坏，浮空禁制失效了，半座城市开始下坠。 不光是城中人，地面上的百姓也惊惧非常。云中城是他们的圣城，多年来浮在云端，圣洁高贵，他们一抬头就能望到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圣城会毁于雷雨。地面上的鸟族也，洛涵站在云中城中，感受到城市慢慢下坠，也头痛非常。洛涵对风雨家说。 赶紧救人，城市毁了可以重建，只要城内人没事就好。风雨家点头，让人搭坚固的云梯，把被困百姓救走。众人一片乱糟糟间，忽然空中的雨滴结了冰，变成漫天冰凌。地上众人茫然地抬头看，忽然一个小女孩指着天空说：“阿娘，你快看，云中城结冰了。” 云中城巨大的石台下结了冰，硬生生止住下坠的趋势，漂浮在半空。周围忽地起了风，整座城池慢慢拔高，重新回到原位。地面上升起一阵欢呼，城中的人感受到自己慢慢上升，如同劫后余生般彼此拥抱，涕泪俱下。洛寒看向空中，城外那团阴云终于散开了。 此刻，众人才发现，原来夜晚已经过去，一轮朝阳正在升起。阳光将冰凌折射出明灿灿的光芒，在这种散漫的光芒中，一个人踏破虚空，慢慢向云中城走来，是林清霄。风雨家看到云中的人影，整个人都说不出话了。他是第一次遇到。 白天说要尽快修炼，赶紧飞升，第二天就真的能飞升的人。风雨家脸任按照凤凰族的礼节对来人行礼，恭贺上仙。风雨家虽然贵为公主，可是天界以实力说话，等级壁垒不可逆转。同级别的天仙见面，大家相互以封号、家族牌子论辈儿。 但是见了更高级别的上仙，就算是天地亲子，一样要主动行礼。天界等级重重，绝大部分普通人停留在灵仙，而权贵们从小资源好、血统好，大部分都能升到天仙。但是再往上，那就是壁垒重重，仅靠资源堆是万万堆不上去的。能飞升上仙，每一个都是奇才。 等到了上仙这个级别，原本的出身和背景就不重要了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背景。林清霄原来以一千岁升到假上仙，虽然是天仙级别，可是实力已经接近上仙层次。然而，接近只是接近，终究不是真的。现在林清霄真正飞升上仙，风雨家才知道天仙和上仙实力差距有多大呀！ 上仙劈山倒海，神通广大，仅凭一人之力就能托起一个城池。风雨家垂井，周围零零落落都是各式各样的行李声。洛寒看着他，忽然飞快地朝他奔去。林清霄没料到洛寒会突然飞过来，他接住洛寒问：“ <laughs> 怎么了？” 洛寒扑到林青霄怀里，紧紧抱住她的脖颈。林青霄感觉到什么，低声说：“ <sighs> 没事了，我回来了。”他不说自己为什么独自出门，洛寒也不问。他抱了一会儿，松开手，笑道：“ <laughs> 恭喜。”林青霞含笑，拂过他长长的发丝：“ <laughs> 没什么可称道的。” 就是因为你，天界又多一位上仙。这个消息马上就整理成底报，加急递到天帝案头。天帝看着上面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意味深长地挑了挑眉。他随手将奏折放到案上，对着身边人笑道：“白天才催过他，晚上就晋升了。 <laughs> 明明很轻松嘛，看来晚辈还是得多催促啊。” 殿中众臣一齐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，他们觉得并不是因为催促的缘故，绝大部分人并不是催一催就能飞升的。如果可以，谁不想飞升上仙呢？众生的悲欢并不相通，天帝和林清霄这种凌驾众生的天才，是不会懂普通人的心酸的。林清霄一千岁飞升上仙的消息，转瞬传遍仙界。 连妖界、魔界都听闻了，惊吓发生过太多次，就不再是惊吓了。中山众人听了，也只是从容的哦了一声，基本操作不值得惊讶，没关系，他们可以习惯。邹继白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调整好心态，结果第二天一早看见林青霄，还是捂着心口换气。他昨天还是天蝎，今天早晨就升级了。 这飞升上仙真的这么容易啊？叶子楠冷冷扫了他一眼：“你在想什么？醒醒，他是他，我们是我们，不要再做梦了。”邹继白默默抹掉心酸泪，说：“我难以想象，在去希尔米海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同样的修为呢。”我也难以想象。叶子楠说着，长长叹气：“完了，回去后我爹又要骂我了。” 和林青霄做同期真的太可怕了。凤凰女王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断接受暴击，等今天清晨，她接到林青霄成功飞升的消息后，三观都被重塑了。昨天天帝才发消息催过林青霄，当场允诺尽快。谁能知道他说的“尽快”就真的是尽快呢？这都是些什么妖孽呀！ 凤凰女王对着林清霄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她主动提出让林清霄多留些日子，但是林清霄拒绝了。林清霄说：“多谢女王好意，但是我有一事困惑已久，恐怕唯有玄龟前辈能解。东海巨子山遥水远，我要尽快启程，无法再耽搁了。”东海玄龟和菩提树一样，并称六界最长寿的老祖宗。 如果林青霄要去找玄龟，凤凰女王还真不敢留他。凤凰女王只能笑道：“既然林上仙有要务在身，我不敢阻拦。东海路途遥远，我为上仙准备了些盘缠，小小东西不成敬意，望上仙笑纳。”林青霄自然不缺这点东西，但是凤凰女王主动送礼，他不好拂女王的面子，于是应下：“多谢女王。” 中山和梧州一样都是自治之地，只不过区别在于，梧州有王室，而龙族因为天地不方便设立王室等级，于是都以家主相称。从政治级别上讲，林家家主和凤凰女王等级是一样的。但是现在林清宵飞升上仙，众人就要以更高的称谓来尊称他，全都改口称上仙。 林青霄和女王的谈话发生后，很快众人就知道林青霄要去东海了。东海，生命起源之地，亦是仙界活词典玄龟的所在之地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